第二十一集，帖子还浮在首页，没有下沉，甚至已经成了有火苗标志的热帖。赵都放大帖子里的照片，拿给尤虫看。只需随意扫一眼，尤虫就能认出来，照片里的那张侧脸是林和熙，而对方身上穿的衣服和裤子也的确是他昨天才见过的那套。尤虫将手机还给他。 照片是什么时候拍到的？赵度低头翻了翻帖子主楼的内容，大概是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吧。尤冲神色古怪。下午四五点，四点还是五点？赵督道：“嗯，楼主自己也说记不太清了。”尤冲点点头，不再说什么，却缓缓拧起眉来。 昨天下午在酒吧街见到林和熙，时间大概也是五点左右。他不认为开房这件事能够控制在半小时以内。他不知道这样的谣言是怎样传出来的，但仅仅是司级谣言流传的广度以及谣言背后所存在的真实，刘衷的脸色就已经变得有些不太好看。他没有开口替林和熙澄清，也没有再针对照片提出任何疑问，而是逐渐开始。 在心中怀疑起，在此之前那些与林和熙有关的流言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来。约莫五分钟以后，林和熙从马路对面走了过来。烈日灼灼的三十度高温里，他却极为反常的穿了一件长袖，像是要遮掩住身体上那些见不得光的痕迹，恰好无声的坐实了论坛里的开房谣言。站在树荫下等他的五个人面色各异。 察觉到他们停留过久的目光打量，林和熙自己却没有丝毫不自在，甚至还偏头冲油虫挑唇笑了笑。周轩率先不耐烦地开口：“哎，你有没有时间观念啊？让我们这么多人顶着大太阳等你。”林和熙看向周轩，唇角笑意未收，语调散漫：“难道是我眼瞎了吗？大树下哪来的太阳？” 周轩目光阴沉的盯着他，林和西不再看他，压下唇角吊儿郎当的笑意，转头朝另几人道歉：“ <laughs> 抱歉啊，我迟到是我的不对。”扫了他一眼，没有再提迟到的事。忧虫道：“行了，人到齐就走吧。”他们去户外设备店租了三顶双人帐篷和两根鱼竿，本是打算各自将帐篷带回宿舍，下周直接带去树木园。 后来临时决定先付定金，下周再过来店里取。从店内出来以后，六人分头离开。周轩还有事先走了，杨卷和赵度直接回宿舍，另一个组员亦单独返回宿舍，剩下林和西和尤崇两人恰好同路回城南小区。林和西主动与尤崇搭话，语调微微上扬：“尤崇，你刚才是在帮我解围吗？” 尤虫瞥他一眼，反问道：“什么时候？”周轩说：“我迟到的时候。”林和熙迎着阳光，轻眯眼眸。尤虫闻言，意味不明的哼笑一声：“我只是在说实话，是吗？”阳光刺的眼睛有些睁不开，林和熙下意识的抬手去遮，语气轻松而随意：“嗯，那我就当你是在替我解围了。” 尤冲不知可否，眯眸打量他的侧脸片刻，蓦地伸手扣住他那只抬高的手臂，视野里的日光陡然被遮去大半，手腕上传来对方掌心里干燥的温度，林和熙微微愣神，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来看他。尤冲神色如常，握住他的手，将他的衣袖推高，目光径直落在包裹他手臂的白色纱布上。长袖不透气，伤口容易发炎。 林和熙骤然回神，将左手从他的掌心里抽出，并未太过在意他的话。没事儿。游虫果然不再管他，收回目光问：“校内论坛上的帖子看到了吗？”昨天就看到了，所以……林和熙答的轻描淡写，甚至还若有所思的笑了笑。我来的时候，你们就是在说这件事儿？ 尤虫定定的审视他，你不打算澄清？我为什么要澄清啊？林和熙语气再自然不过的反问。有时候，你主动去澄清这些小麻烦，这样的行为反而会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。他扬起唇角，半是玩笑，半是认真的补充：我可是最讨厌麻烦的人。即便尤虫的身份与他截然相反。 却也是在金钱和权势至上的环境中长大，虽然不能对林和熙的那些话感同身受，但是稍稍一想，也能很快明白过来，对方话中所夹带的暗示和深意。回忆往日里周轩提到外事和私生子时的痛恨和厌恶，可想而知，林和熙在林家的日子同样也不怎么好过。你父亲呢？尤崇轻扬眉间，淡声陈述。 上次周末去看赛车，是他让你去的吧？原来你知道。林和熙先是面露诧异，继而轻轻蹙眉。他也不喜欢我。说出这句话时，他的眉眼冷静到近乎漠然。林家会接纳我，不是因为他对我和我妈心生愧疚，而是因为林太太的别有用心。这不是什么令人高兴的好答案。 尤崇眸色微沉。好在林和熙并不打算继续这个话题。说到底，他与尤崇连朋友都不算，即便是他想要倾诉，对方也不一定会愿意听。更何况，他也没什么需要倾诉的。假如人需要依靠倾诉才能好好长大、好好生活，那么他必定不能顺顺利利地长到如今。林和熙岔开话题，故意问他。 你既然知道论坛上的帖子是假的，为什么不替我澄清啊？尤崇瞥他一眼：“你是我什么人？”林和熙想了想，如实回答：“嗯，什么人都不是。”尤崇神色平静：“既然什么人都不是，我又为什么要替你澄清？”林和熙一顿，继而缓缓点头。 说的也是，对方的话确实在理。这个世界上的人大抵都是这样，眼里永远都只看得到自己在乎的人。假如今天传出流言的人是周轩或者林童，那么尤虫绝不会置之不理或是放任不管。林和熙突然觉得有点真正意义上的失落，就连一个能够这样对他的人，他都找不到。 他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，甚至都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脚步渐渐慢了下来。片刻之后，当游虫再回头时，林和熙已经落后了很长一段距离。他停下来等他。林和熙依旧走得很慢，微烫的阳光砸落在他脸上，游虫能清晰地看到他的眼尾轻垂，嘴唇紧密瞳孔里空荡荡的，毫无笑意。 牛虫立在原地，眉头轻拧。下一秒，他鬼使神差般开口：“林和熙，你要不要来帮我遛狗？”